中文童话。诚实的奖励。很久以前，文森特住在一个很远的小村庄里。文森特是个诚实的人，也是个技艺高超的粉刷匠。他会粉刷墙壁、船和房子。诚实并勤奋的工作。文森特，我有一个篱笆要刷漆，必须要尽快完成，否则它会生锈的。好的。 我马上开始。但是，但是有个问题，我最多只能付给你两枚铜币。我知道这太少了，但这就是我所有的钱了。如果栅栏生锈了，我就得花更多的钱了。我理解您的难处，夫人。刷漆是我的职责。一个人永远不能对工作说不。文森特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，有时他会饿着肚子上床睡觉。 但无论如何，他从不向顾客要求更多的钱。他会努力工作一整天，对他所挣的一切都感到知足。有一天，一个富有的商人来访，他和他的家人打算在村子里短暂停留。商人坐着最昂贵的马车进了村子，后面跟随着很多马车，车上装满了水果和衣服。 当整个队伍从他们面前走过时，村民们肃然起敬。第二天，商人叫文森特过去。当文森特走到商人家时，遇到了他的朋友汤姆。“嘿，文森特，你要去哪里？”“你好，汤姆，我要去商人家。他有一些工作要给我做。”“是吗？听着，他是个非常富有的人，这是一个好机会。” 你应该向他收取比平时多的费用，这很公平。我相信他不会介意多付钱给你的。不，汤姆，这不公平的。我不能收取他比别人更多的费用，那是欺骗。如果他喜欢我的工作，那么他可以决定多付钱给我，但是我必须诚实的告诉他正确的价格。呃，我是你的朋友文森特，我尊重你的诚实。 但只靠诚实不能养活你。你工作这么努力，但是这个村子里的人永远也不会有足够的钱付给你。接受我的建议吧，你应该为他给你的工作至少要求五枚金币。五枚金币？不，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要过五枚金币。我理解你的担心，我的朋友。谢谢你关心我。 但是我对我所挣的一直很知足，好吧，我想说的都说了，现在由你决定。文森特向他的朋友挥手告别，继续向前走。他知道汤姆都是为他好。当文森特走进商人家的大门时，他非常震惊，那简直是一座宫殿。 哦，你好，你一定是粉刷匠文森特。是的，先生，你有工作需要我做吗？哦，是的，我的船夫出去了，他明天下午才回来，但是我需要给船刷一下漆。你今晚能把它刷好吗？是的，我可以。船在哪里？我马上开始。哦。 但是你还没告诉我要收多少钱，我刷一艘船收费四枚铜币，这是我的最低价格了。哈哈哈，四枚铜币，就这些吗？好，我绝不会少付给你钱的。你现在就可以拿到四枚铜币，船就在河边，完成后告诉我。文森特拿了钱。 他去市场买了油漆，他一分钟也没耽搁，就朝河边走去。正当他要开始刷漆的时候，他看到船的正中间有一个大洞。哦，这样很危险，我应该先把这个洞补上。文森特先把洞补好，再开始刷漆。他工作了几个小时，一直没有吃东西。 终于船刷好了，他去告诉商人看一下船。哦，太棒了！你干得不错，文森特。给你拿着这四枚银币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如果我还有什么要刷漆的，我会马上让你过来。先生，你真是个慷慨的人。我现在告辞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商人一家乘船出游。 商人在河边向他们挥手告别，然后回家了。当他到达的时候，他看见船夫朝他走来。先生，你早到了一个星期。哦，是的，我的家人坚持要来看看这个村庄。他们刚乘小船出发，开始他们的第一次旅行。什么？不，我们必须把他们叫回来，马上。你为什么这么担心？ 我请来了最好的划船人，让他们绕着村子划船，一切都会没事的。你不明白，先生，船的正中间有一个洞，你的家人会淹死的。我本来打算今天修理它。什么？不，我的妻子，我的孩子们。商人和船夫冲到河边，但是船不见了。他们找了好几个小时。詹姆斯。 绿绿，夫人，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？但是没有人回应，商人跪在那里哭了。哦哦哦，我做了什么？我的家人，我不该让他们上那条船的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正当他坐在那里责备自己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和孩子坐着那条船回来了。 发生了什么事，亲爱的？你为什么哭了？你们都没事哦，我太担心了。船上有一个大洞，我以为我会失去你们所有人。船上没有洞，先生，它跟新的一样。我很高兴你们都平安无事，但我不明白这怎么可能。我知道在船的正中央有一个大洞，在我离开之前，我还没有修理好它。 谁修好他的？商人想了一会儿，这时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于是马上派人去叫粉刷匠文森特来。文森特来到了商人的家。文森特，拿着这个，我的朋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给你的奖励，一百枚金币。什么？奖励什么？ 是对你的诚实和辛勤工作的奖励。你救了我家人的命，文森特。你把船上的洞补上了，那不是你的工作。你甚至都没有多收我的钱。但是，先生，一百枚金币对于填补船上的一个小洞来说是太多了。文森特，一百枚金币和你救的那些人比起来，简直一文不值。拿着吧。 文森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命运。直到昨天，他还是一个勉强糊口的粉刷匠，而今天他拥有黄金。从那天起，文森特就再也没有饿着肚子睡觉过，因为他的诚实为他赢得了奖赏。剧终。